课文一，在公司。我不喜欢一直住在同一个城市，想去其他城市看一看。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想，但是那时候没有钱。如果有钱就去了。那您现在为什么不去？现在钱不是问题了，主要是没有时间。我认为现在您有时间也不会出去玩儿。 你说的对，我现在累的，下了班就想睡觉。生词，尝试、如果，认为。